中文童话。老虎来了。这是一个关于小男孩克里希纳的故事。克里希纳和父亲住在一个小村子里，父子二人都是牛倌他们靠放牛为生。克里希纳是一个非常淘气的孩子，每天都会想出恶作剧的新花样。 今天做点什么呢？人们都去哪儿了？都没人可以捉弄了。我不能让今天就这样荒废掉。哦，我好无聊，拜托来点好玩的。就在这时，克里希娜的父亲走过来。父亲有些疑惑：“怎么了，克里希娜？你为什么站在这里？”哦，没事，父亲，我。 只是在琢磨现在应该做点什么，好吧，去做一件事。我今天感觉不太舒服，你能带牛群去丛林旁边的草地上吃草吗？可以啊，父亲，就交给我吧。听着，你一定要在旁边看着他们，否则老虎会把他们都吃掉的。我会看着他们的，父亲，请别担心。现在该走了。 到了该去放牛的时间了。虽然克里希娜很淘气，但他却从来不违抗父亲。按照父亲的指示，克里希娜解开缰绳，带着牛群前往丛林附近。他一只手拿着弹弓，一只手拿着长棍。 很快，克里希娜和他的牛群就到了丛林附近的草地上。他看到草地中央有一棵树，就小心翼翼的爬到树上坐着。他开始用弹弓把石子射到地上，但是很快他就厌倦了。突然，他想到一个恶作剧，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玩，就大叫起来。 救命！救命！老虎来了，它要吃掉我的牛，快来救救我！老虎，老虎，老虎来了！救命！当村民们听到他的叫喊声，都非常震惊和恐惧。哦不，克里希娜危险了，老虎会吃掉他的，咱们得赶紧去救他。 是的，咱们赶紧去吧！赶快走，赶快去，快走，快去！去！大家都朝丛林的方向跑去。他们拿着各种工具，当做攻击老虎的武器。村民们匆忙放下手头的工作，跑去救克里希娜，帮他们报答。克里希娜，老虎在哪儿？ 你受伤了吗？不要担心，克里希诺，我们都在这里呢。不要从树上下来，告诉我们老虎在哪儿。是啊，老虎在哪儿？快说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老虎？什么老虎？这里没有老虎啊！哈哈哈哈哈！那你为什么喊叫？嘿，这是一个恶作剧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不要再做这种事，克里希娜，不能这样冲动别人，总有一天你会出事的。我们都放下手头的工作赶来救你，够了，克里希娜，你的恶作剧捉弄了我们所有人，不要再这样做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来救你了。 <laughs> 不要这么夸张嘛，好吧，好吧，我以后不这样做了。克里希娜忍不住大笑。 村民们都气愤地返回去工作了，但是克里希娜却沾沾自喜。哈哈哈哈哈！今天可真没白过，可怜的村民们，他们被吓成这样。哈哈哈哈！哈！天黑了，克里希娜赶着牛群回家了。第二天，他又去丛林放牛。 今天他决定再重复一遍那个恶作剧。救命！救命！老虎来了！他要吃掉我的牛！快来救救我！有老虎！村民们又听到克里希娜在丛林里喊叫，那些不知道是恶作剧的人又为他担心起来。他们跑到丛林里去救克里希娜。 克里希娜有危险了，咱们快去救救她！哦，是啊，可怜的孩子，他怎么能独自面对老虎呢？咱们得赶紧过去，快去吧！希望他平安无事。好啊，快去快去！这一次，村民们又相信了他，都跑来救他。他们到达丛林以后，看到克里希娜又安然无恙地坐在树上大笑。 哈，哈，哈，哈，哈！瞧你们的表情，你们都怎么了？这里没有老虎啊，为什么要喊叫？这里没有老虎，哈，哈，哈，哈，哈！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能再这样做。你什么时候才会长大？这是不对的，克里希娜。也许你没有工作，但是我们有。你为什么要捉弄大家，克里希娜？ 你也太淘气了！你会为你的顽皮付出代价的，克里希娜！我们都跑来救你，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的吗？我们以后再也不会来救你了。咱们走。是的，咱们再也不要上他的当了。你们都要回去了吗？那我怎么跟老虎交代呀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村民们看到克里希娜大笑，都非常生气，于是他们就冲克里希娜喊叫，大声地训斥他，然后就气冲冲地离开了。 但克里希那却每天都这样做。他一来到丛林的草地上，就喊救命。村民们现在都很清楚，克里希那那是在搞恶作剧，但是还是忍不住来救他。终于有一天，克里希那的运气用光了，在他放牛的时候，来了一只老虎。不。 是一群老虎，克里希纳大喊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老虎，老虎，救命！快救救我！但是这一次，没人再理睬他的喊叫。克里希纳坐在树上，不停的喊救命！请相信我，这里有很多老虎，叔叔。 叔叔救救我！阿姨，阿姨救救我！老虎在吃我的牛，快来人帮帮忙！求求你们了，救救我！他每天都会这样喊叫，这是他的恶作剧，我们不会再为他浪费时间了。说的没错，我们不会再去救他了。 就是，他又在捉弄我们，别相信他。我同意，咱们接着干活吧，别浪费时间。克里希纳继续大声呼救，但是没人理睬他。老虎一个接一个地攻击他的牛，把牛都吃掉了。克里希纳绝望地坐在那里，不停地哭喊。他失去了所有的牛。 很快，克里希娜的父亲就收到了消息，他赶紧跑到丛林里来。你都做了什么，克里希娜？这些牛是我们唯一的生活来源，现在它们都没了，我们要靠什么生活？我们吃什么？我总是原谅你淘气的行为。 但这次你真是太过分了！你说我现在该拿你怎么办呢？请原谅我，父亲，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，很抱歉，我再也不捉弄别人了，再也不说谎了，真的很抱歉。 <laughs> 这就是克里希娜说谎的下场。你们觉得她的行为是错误的吗？是的。你们说，今天都学到了什么？我们一定一定不能说谎。每次我们在说谎的时候，就是在失去。说的对，每次我们说谎都会失去别人的信任。别人也许能相信一次，但不会永远相信。 当我们真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就没人来帮忙了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诚实。